第十三课一对话。您是北大学生吗？我是基大学生。您是哪国人？我是乌克兰人。您呢？我是中国人。您贵姓？我姓拉格哈。您姓什么？我姓于。 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列夫。您上哪儿？我上宿舍。我也上宿舍。生池姓贵，叫名字拉哥哈鱼。 列夫，北大，基大，基辅，利沃夫，一，中国，乌克兰，日本，中国人，乌克兰人，日本人。 老师、教师、学生、大学生、小学生、地图、钢笔、白钢笔、红钢笔、黄钢笔、黑钢笔。 教室，大教室，小教室。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三五七九十八六四二。四，一个人，三个人。 五个人，七个人，两个中国人，六位中国人，八位乌克兰人，四位日本人，九位中国人，十位乌克兰人，中国，乌克兰，日本。 汉语、乌语、日语，学生学习中国学生、乌克兰学生、日本学生，老师、教师、中国老师。 乌克兰老师，日本老师，五，我，我们，咱们，你，您，你们，他，他，他，他们。 他们，他们，六。你学习什么？我学习汉语。他学习什么？他也学习汉语。汉语难吗？汉语不难。课文。这是书。那是报。 他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教师是中国人。这不是书，那不是报。我不是教师，您不是学生，他不是中国人。这是书，那是报。这是书。 那不是书，那不是书，那是报。我是学生，您是教师。他不是教师，他是学生。这是书吗？这是书。那是报吗？那不是报，那是书。 你是学生吗？我不是学生。他是中国人吗？他不是中国人。生词：中国、乌克兰、日本、教师、中国人、日本人、乌克兰人。 这、那、书、报，十一。这是书吗？是。这是书。那是报吗？不，那不是报，那是书，那是中国书。 他是教师吗？是，他是中国教师。那是中国报吗？不，那不是中国报，那是日本报。您是教师吗？不，我不是教师。十二，这是书吗？那是报吗？他是中国人吗？ 那是教师吗？学生是日本人吗？你是学生吗？那是乌克兰书吗？句子的声调。咱们走吧。咱们走吗？咱们走哇。咱们走喽。 <clears throat> 怎么？你一点也不知道？会不会？ 我们要反抗到底，这样做不对。把碗拿来。红花绿叶，有多么好看啊！老张，还是原谅他了。同志们，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好凉快。 这个坏，你说这个坏，这个好，这个可好，好家伙，不是你，是他。